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零七集。两人分开时，林青霄的下唇上已经带了血丝，他并不在意，反而盯着洛寒变得红艳湿润的唇瓣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洛寒又在挣扎手腕。 这次终于顺利地抽出来，他一获得自由就赶紧扶着车厢坐好，和林青霄拉开距离。林青霄刚刚虽然禁锢着他，但是并没有弄疼洛寒。他活动了活动手腕，悲愤地说：“为什么他限制我，却不限制你啊？”洛寒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抗争林青霄，哪里敌得过？林青霄嘴唇上的血凝成细细一缕。 他本来色清如雪，如今唇上染上鲜红，瞬间将他的容貌点亮。艳绝近妖，甚至充满了色气。刚才那一番大动作下，洛寒的头发散开了。林清霄伸手拂过洛寒的碎发，之后手指下移，顺着头发滑到脖颈，在他的下巴上流连不去。可能是因为法色冲突吧，洛寒有些痒。 捉住林青霄的手指，问：“你到底来做什么？莫非就是做这些？”林青霄竟然还点了下头，洛寒一阵无语。林青霄轻轻笑了下，坐到他身边，伸手环住他，说：“我来，原本是想跟你说壁画的事。”洛寒惊讶，连林青霄的动作都没有管。“你知道这是什么话了？”“车是奉神土。”林青霄说。 先前在外面的时候就有所猜测，但事发突然，我还没来得及说就被卷入了。进来后听到他们自称车家，我就确定了。车是奉神图。洛寒喃喃自语，随后虚心求教：“这是讲什么的？”林青霄眉梢轻轻一动，露出些意味深长的神情：“讲述魔神之王。”洛寒眉心一跳，脱口而出：“什么？” 我原本以为这是不同版本的传说故事。魔族信仰流派繁多，有些教派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，会对神迹传说做不同程度的改编。在今日之前，我原本以为《车氏奉神图》一直是编撰之一。洛寒睁大眼睛看他，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。林青霄也不卖关子，直接说道：“《车氏奉神图》的大致情节如你所见，车氏出了一位圣女，被献往神殿。” 在宴会当晚，车侍女却没有等来魔神，因为魔神莫名其妙消失了。魔神走后，魔族找不出魔神消失的原因，就将这件事画成壁画，日夜祈祷，期望魔神回心转意，再次回到他们身边。洛寒听着心惊，他想起画上女子的红衣，问：“那婚礼上的车侍女，被置于祭坛，剖开血管，放干鲜血而死。” 不光车氏长女，车家其他女儿全部被当作祭品，以血祭身，活生生流血致死。洛寒想起自己扮演的车氏第六女，想起前方婚车里的风雨佳，心情极其沉重。洛寒终于明白，喃喃的说：“难怪祭坛上有那么浓重的死气，难怪壁画会衍生出幽冥蝶，原来都是因为活人祭祀。这样说来，这张壁画极其不祥。” 我们不能久待，得想办法离开。这是自然。林青霄说：“依我猜测，强行脱离壁画，恐怕会引发禁制。这种用活人祭祀的壁画，杀气极重，再加上在地下掩埋了这么多年，保不住会发生什么变异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最好不要强行脱离。”洛晗点头：“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”车氏奉神图大概分为四个部分。 分别是宋家、盛宴、神域、复活。刚才在车甲是第一部分，我们现在正在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之间。估计用不了多久，就会到达魔殿。洛寒点头，若有所悟。他想了一会儿，低声问：“魔神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林青霄脸色严肃，缓缓摇头：“我现在还不能确定。等到达魔殿。” 我验证后再告诉你。林青霄不会无的放矢，他说有猜测，那么多半八九不离十。洛寒将这件事放下，另换了个要紧话题。你在中古前线待了五百年，参加过许多次战役，魔族估计有不少人认识你。现在魔神还活着，保不齐其他人也会在人世。你去魔殿，会不会？洛寒只在中古战场上待了三年。 大半的时间都在山上修炼，认识他的人并不多，但是林青霄却领兵参战，深入前线。魔族见过林青霄的人必然很多，林青霄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他摇头说：“无妨，回避是没有用的，迎难而上，才是解决之法。离开壁画的玄机可能就在这些人身上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亲自会会他们。” 为今之计只能这样。洛寒刚刚还在说壁画的事儿，忽然毫无预兆的跳转话题问：“你嘴上的伤口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”经洛寒提醒，林青霄才想起自己嘴唇上有伤，他不以为意的说：“已经愈合了。”“真的？”洛寒将信将疑。“明明上面还有血。”洛寒说着，伸手轻轻触碰林青霄的伤口。 眼睛看不出来，现在摸上去，洛寒才发现，伤口确实长好了，只剩下干涸的血迹凝固在他唇上，看起来很像伤口，所以才迷惑了洛寒。洛寒的手指碰在林青霄唇上，传来酥酥麻麻的感觉。林青霄伸手握住洛寒不安分的手，突然跳到另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上：“你说恋爱有三步。” 现在，我们是不是都完成了？洛寒回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话，他当时为了稳住林清霄说先恋爱才能成婚，恋爱又要经过牵手、拥抱、接吻等步骤。他当时随便说说，林清霄却真的用尺子给他丈量。洛寒尴尬，强行解释说：“这样不能算。”哪一步不算？林清霄反问，眼睛紧紧盯着他。 颇有种洛寒说出后，他立刻补上的架势。洛寒支吾一会儿，忽然强词夺理：“谁说完成了？还有好几步呢。”林青霄眼底浮现出笑意，表情上却分毫不显，问：“还差哪一步？”洛寒说：“好几步。”林青霄却直接反问：“哪一步？”洛寒沉默片刻，用力拧他的胳膊。龙族皮糙肉厚。 林青霄对这点力道毫不在意，他甚至担心洛寒伤到了自己。林青霄见他消了气，赶紧将他的手握住，小心护着。哎，当心劈到自己指甲，没弄疼吗？洛寒摇头说没有。随着他的动作，周围景物也骤然变化，礼乐声一下子变大。虽然没看到，但是洛寒知道，神殿到了。 送嫁队伍到达神殿，林青霄这个做兄长的终于想起来自己的义务，去外面走流程。他开门时，外面的人看到大郎君从六小姐的马车里出来，很是吓了一跳。侍从们甚至不知道大郎君什么时候进去的。接下来在魔殿有一场大宴，也是全化的高潮，极乐世界。送嫁的娘家人也要参演。 洛寒混在人群中往里走，眼波一动，倒看到一个熟人。难怪他们一直没找到风雨尘，原来他被送到魔殿，成为一个见习使者。洛寒想了想，觉得这个壁画匹配身份真的很准。风雨尘颐指气使又眼高手低，和魔族使者如出一辙，而以他的能力，又只能当个见习的。 车家即便出了一个圣女，但是在魔殿眼里，身份依然非常不入流。车家名义上是娘家，但是席位在极靠后的一个角落里。但是这样对洛寒和林清霄来说正好，他们两人挑了一张靠窗背光的席位，低调入座。魔族所有典礼都在晚上，吉时已到，风雨家摘下盖头，拖着长长的衣摆走入大殿。 他在众人注目中走到街前，半跪在地上，恭顺地接受魔神祭司评判。魔神祭司可以直面魔神，在魔族地位极高。他站在高台中央，说了一大篇诸如“能来侍奉神是他们的荣耀”，之后对神要恭顺忠诚之类的话，最后拿出一支笔，在风雨家眉心轻轻一点，礼仪就完成了。 风雨家眉心出现一个火焰状的红色标志，这是圣女的象征。唯有圣女眉心有红色圣火。观里众人发出羡慕的声音。风雨家的任务完成，被一堆人搀扶着送往寝殿，很快就看不到了。风雨家离开前，飞快地朝洛寒和林清霄的位置扫了一眼。洛寒对着风雨家轻轻点头。 是与风雨家稍安勿躁，等一会儿魔神出现，他们会去新房帮助风雨家。风雨家放下心，肩膀微微放松。风雨家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。等圣女走后，大殿里的人没了顾忌，肆意玩乐起来。洛寒眼睁睁看着他们前面一桌的男女说着说着，双手相互深入对方衣襟。洛寒震惊，他一回头。 发现其他地方也是如此，众人或躺或立，衣衫半解，阴影处甚至已经传来喘息声。他以为上次在雷烈城参加宴会就已经够迷乱的了，没想到远古时期的宴会更加不做遮掩。林青晓眼疾手快，捂住洛寒的眼睛说：“这里空气不好，我们出去吧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